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的日本朋友加藤加一，一来就送我一本他的书啊！我这一翻就翻到《妇女与长寿》啊！ <laughs> <laughs> 太能干了，太能干了！你看人加藤说：“我一向相信，假如妇女掌控全球政治，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那当然！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曾经救过受流氓欺负的女性。好家伙， <laughs> 加藤有两下子！而且你看，啊，他说啊。 中国妇女在跟日本妇女对比之下，显得更有地位。我曾无数次听中国女性说：“我绝不嫁给日本人，日本女孩子地位太低了。”但是你看她的观察哈，呃，不过从家庭结构中能觉察到一点，日本女性强有力的自我安慰的方式。嗯，说日本女性怎么自慰呢？家庭主妇。 往往掌握着全家的财政权，嗯，逼迫老公把每个月的全部薪水拿出来，对家庭开支重新分配，向老公发放零花钱。 <laughs> 日本妇女在权力结构上比中国妇女高一些， <laughs>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不光是日本妇女有啊，中国现在中国也开始亦步亦趋了，没错，中国在这方面很仿效管管财权的也多得很，是吗？那那男人是不是挺没地位的，在家庭里？呃。 所以男人要在小三前显示地位是吧？ <laughs> 但是呃，我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日本朋友，是个女孩啊，她就跟我说，她到了香港，她就觉得好舒服。她说为什么？因为在日本，她说比如说跟。 男人去吃饭什么就就讲去麦当劳吧。对。那么他说，他当年跟我这么描述，他说一般日本男孩跟着女孩，就算吃麦当劳，通常是个男孩就指着，哎，我在要吃这个餐啊，喝什么什么，然后把钱交给那女的，然后就回去做了。嗯。然后这个女的什么什么都买好了，端这个盘子再回来，是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因为在日本的话，比如说包是要女人拿的，女人领，就是去购物，要女人来领包的。真的吗？女人不能靠近的男人的前面。 啊，就是说必须得跟着男男人，而且我们东西还得女人不能走在靠近男人，走在男人前面。男人前面，我们购物的东西，比如买什么，在超市什么那个商场，我们都是要有女人来领。对，男人是我在日本看到的，以前现在现在是现在是这样，真的。包包括现在呢，日本家庭主妇呢，他们也有工作的，不管在家里做还是在外面做有工作的。那比如说早上九点钟到六点钟工作完。 还有就是说，你工作下班之后回到家还得做菜，收衣服。男人呢在家里喝啤酒看棒球比赛，就是这样子。对。我是过去听李淳恩讲过，说是这个韩国的女性不也是说男尊女卑嘛？对。说是这个战争之前，二战之前呢，这个的总是男人走前面，女人走后面。对。说战争二战之后呢改了，女人走前面，男人走后面。说因为地雷比较多。 <laughs> 李淳讲的。女人先去试试 <laughs> 对吧？对，但是不过真的是这样我。 比如说，很多人去，很多外国人，像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外国人，到了日本啊，去旅行，要是住那种日本传统那种旅馆，很不习惯一件事，就是它里面那些女将。 嗯，或者那些重军，有将，军，对，就是老板的老板娘嘛，老板娘，对，老板娘这样，这样，他会出来，这样提着你的行李，又扯又叭叭叭叭叭那么走，然后大家都很不习惯，这这怎怎么行李？看一个老太太跟你抢行李，然后跟他抢，但是他们非得拿，因为他们其实从小习惯就女人拿拿沉的东西，对，所以日本女人有个自虐的心态嘛，自虐，这怎么能叫自虐呢？我们应该向他是美德是吧？ <laughs> 你也想到应该在移民日本 <laughs> 吧？ <laughs> 致敬，但是哎，我跟你。 说日本到底是什么国家呀？咱们呃，我听他们讲一个事儿，我发现我们是有偏见的。嗯，比如说啊，他们最近说要聊这个苹果啊，啊苹果，呃，他们就讲说加藤来可以谈一谈，说为，但是我发现他们对日本的印象是错的，因为他们说啊，说日本是唯一一个就是抵制苹果的国家。当然，他说没有，不不不，我们是唯一盲目迎合苹果的国家。 <laughs> 对对对，就我们现在就说呢。 iPad 二嘛，那日本这个地震发生以后，它的在日本的上市大概推迟了一个月左右。但就是说，它的 iPad 呢，iPad 二它上市之后，啪一塌糊涂，大家都去买，抢购，抢购。他们不抢盐，大家抢购那个苹果。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变成苹果了。比如说，我们在家用苹果的电脑，我们还用这个苹果的那个 iPhone 的手机，还用苹果 iPad w o 我们现在不拿包了。 不领包了，就是去哪里都是拿着那个，就是说比 iPad One 更更轻更薄的那个。日本妇女解放了。对，那那日本妇女也解放了。你你看看这这个 iPad 二啊，这个这个这个现在这够二的，真是。这是美国排队的，你知道吗？再看下边，这是上海排队的，你再看香港排队的，再看北京。 北京都发生案子了，打打起来了，是好像是里面的外籍店员出来拿棍子打我们，说是消费者是吧？怀疑有一个黄牛，都是黄牛排队啊，来来买这个 iPad 二啊，然后加价加一百加两百，那店员不干了，出来老老外出来就打打，但是他们后来讲啊，公安局还是批评教育这个老外，你打人不对，而且你也没有什么证据，当然不对，没有证据说明那个人就是黄牛，黄牛没错，但是确实是。 都是黄牛排队啊！现在很多都是黄牛排队啊！哎呦，这家伙现在这个，但是我问他们，跟我说了说，就是说好像没什么太大不同，跟那个 iPad 其实没太大不同啊。这就是跟偶像崇拜就一样的粉国粉嘛，他们叫。但日本人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的评论啊，就是我们还是注重细节。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比原来薄了百分之三十三，比原来轻了百分之十五。日本人注重细节嘛，还是很很很不一样的，是吧？就是说原来有可以完全可以放在小的包里，就是说一个套子里。 很很舒服，就是我们能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别人更轻了啊！他日本人还比较重视个那个小型化、轻量化嘛，所以说整个日是，但是这个东西啊，我有点怀疑，家人就是说他的确，当然他要有不同，他要有进步，对，但这个进步是进步到多大呢？嗯，就我发现苹果啊，它这几年的产品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它每一代出来的东西，的确会跟上一代不一样。 嗯，但是又不一样，又没往往没有大家预先预期的那么不一样。嗯， <clears throat> 于是就发现啊，它现在有一个形成一个规律，就它其实有很多技术，它可以用，它先不用。嗯，它这 iPad Two 我没用全。 再过一会儿，我再出个 iPad Free 才用上，他常常有这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呢，就一个理性的这种电子产品、这种 gadget 消费者啊，现在有一些很多行家，他们推荐一种理性的消费态度。嗯。什么样理性消费态度？叫隔代升级。嗯。就是假如你已经有个 iPad，iPad Two 出来，你就先别买，因为应该到了 iPad Free 出来的时候，那个技术的差别才能够大到就构成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你知道什么东西啊？到了宗教的程度，那就不能这么照常理去说了。你比如说，在美国，你知道吗？买这个苹果的人成名了，靠什么成名啊？靠排队成名。这个人就成名人了， <laughs> 就是说，呃，每一次苹果任何一个新产品，他就要在前一天夜里搭帐篷，在那个店门口搭帐篷排队。 而且呢，把那个所有采访过他的媒体全都链接上，然后微博就直播。苹果店里的人也给他端茶倒水的，你知道吗？他就说他要做到，就是说排这个长队哈，呃，第一台 iPad。 我买到出来了，这就接受采访，这人一出来后头还欢呼，对吧？欢呼欢呼， <laughs> 就是他，你到这么一个疯了。对，所以说我在刚你说就是说，那苹果已经是变成一种某种意义上一个宗教的东西，就是说，哎，完全就是说盲目的强制性的宗教的特点，就是强制性的，还带这种暴力性质，那就是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是坚决拒绝这个苹果的。是我我没有买过，也永远不会买。哦，真的？否则的话，就是它会谋杀我们的传统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啊！那什么都得被苹果了。 嗯，是吧？你你上网还得苹果，那还还得发微博还得背苹果，是吧？你你发邮件还得背苹果，你你查什么那个什么资料还得背苹果。那这样的话，那就完全是背苹果了。但这个教真的是活生生演绎了马克思讲的商品拜物教，哎，是吧？哎哎，这就是商品拜物教，这就是拜物教，这真是拜物拜物教。可是呢，反过来讲，这个苹果教啊，它有两个阶段。嗯，现在看到这是一个阶段，加藤不愿意加入，但是我很好奇，那从前呢？ 因为我认识的苹果迷有两种，一种是新苹果迷，嗯，新苹果迷呢，就是这几年他出了呃这个这个 iPod，嗯，iPhone、iPad 之后才开始迷上他的人。有一种苹果迷呢是老苹果迷，嗯，老苹果迷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当年从 Apple Two 苹果二型电脑开始买，啊啊，然后呢那一种苹果迷很特别，他是什么想法？他就觉得，因为当年你想看全世界最主流用电脑一定是用微软系统嘛。 嗯，那当时他们就有一帮人坚就坚决对抗微软，因为他心目中微软是什么呢？微软代加 i b m 代表着大企业、恶魔、资本主义最邪恶的东西、制度化、没人性。然后他们就觉得，只有少数他们懂得欣赏。 呃，人文价值的人才懂得欣赏苹果。那这一批人包括一些呃学者、社会运动的、搞社会运动的人，一些文化人、艺术家、搞创作、搞音乐的人，他们坚持拥护苹果这么多年。然后到了现在，我在看我这帮朋友，因为这帮朋友可真是很可怕。嗯，他连早期那个 Apple Two 那个机啊，他留着，他当一个一个藏品，对，是吧？很多这种这样的，但是这种人他到现在。 他就觉得很后悔，很不耻，他觉得苹果堕落了。 嗯，苹果怎么能变这样呢？往你应该永远小众，往往是这样的。你你反对者最后会走到你所反对的反面。对，而且苹果今天比微软还还还还邪恶了。没错，哎，你要说，而且苹苹苹果这头，嗯，这个乔布斯也确实有这个教主的风范了。嗯，现在人家说给这个人称呼很多呀，对，有人叫他什么使徒啊？使徒啊，不是那个狗屎的屎，使是信差信使，跟拉登那个信。 历史说，这个人连癌症他都能克服， <laughs> 还有什么事儿他干不出来？哎呀，他也没克服，很多人都说他差不多了。六个星期的命嘛，嗯，一直活着是吗？胰腺癌啊，然后已经换了一个肝嘛。你而且还有人说他是修辞学家，你你看这乔布斯，而且呢，十九年没换过衣服，就这人，你让人给他算这账嘛？你瞧，这是他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一直到二零一零年。 都是穿的，上边是这个牛仔裤，下边这个波鞋。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他从胖到这个巨瘦瘦，嗯，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你看瘦成这样，以至于美国的专科大夫都根据这个照片纷纷的这个呃呃这个这个判断研判，说连臀部上的肉都没有了，说这个肌肉萎缩呀，最后侵蚀的就是。 臀部，臀部的肉都没了，这个人活不长。可是，可是，一直到今天， <coughs> 哎，咱们先去点广告再说。这乔布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说乔布斯非常恶心？对，刚刚我还差点吐啊！就是说，你最近在日本核辐射，对对对，有点影响。 <laughs> 怎么了？就是说那个信徒嘛，就是刚刚你说那个乔布斯个信徒，就是他在我们日本呢，也感觉是一种传教士这么一个一个角色。就刚刚他提的非常极端的这种谋生方式，就有的有变的也好，不变的也好，都非常的极端。然后呢，在日本，说实话有不少乔布斯的追随者或者一个崇拜者，因为这个他们不管怎么说，他苹果。 就把发明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他们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到他们一种讲讲课演讲的方式，对，他一个一个一个谋杀性的这个侵略性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方式，哎，苹果是对的，这是我们我们会改变世界，我们把你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日本这么一个社会把它整个的谋杀掉，就这种感觉。那就说我们当然日本我们是个保守的社会，那当然有一些人是就是说我们看看报纸的，他们呢是非常反对的，哎，乔布斯他是个文化侵略，文化侵略，但是说又就我们的年轻人。 很可怕，出版社的，搞报业的，搞什么那个商业的，搞什么投资银行的，他们都只是拿着个苹果，然后说他盲目的就是像就是推荐那个宗教似的，就是推荐那个澳门真理教似的，哎，苹果好吧，你为什么还有还不用苹果啊？你还不用那那来不及了，你马上要初二了，哎呦呦，那那我就我就是跟整个受不了，那整个像高中生、大学生都开始用苹果，那现在日本那苹果二 iPad 二严重缺货了，是这么个情况，是，而且呢，这个这个要不要要不说他就讲啊，这个人呢。 他的这种神秘的这个魅力啊，也跟他这个修辞，为什么有人说他的讲演，他每一次出来这个讲的这个话，据说都是精心排演，而且这个人用词说话有语言特点。你比如说，对，有人访问他，问他什么这个职业生涯这个怎么看？哎，乔布斯，据说乔布斯的英语都跟一般的英语不一样，是吧？你看。 这个我先读一下，然后听一下日本英语啊。嗯，I，你先读一下。这石家庄英语，我我听听日本人怎么英语。I don't think of my life as a career. I do s t u f f I respond to s t u f f That's not a career. It's a life. 对我来说，人生不是职业生涯，做事、回应各种情况，这不是什么职业生涯，这是人生。乔布斯。嗯，It's a life. 哎，不都说日本人的英语没法听吗？他这个好像还是还行。我是从高二当翻译的。对对对，给谁当翻译？给贸易公司，给什么黑社会啊？给 <laughs> 小木他们。 <laughs> 哎呦，哎这，就是说，你看人家怎么聊天？It's life。就是我对我来说，人生啊不是什么工作生活，嗯，就是就是人生就是不断的，我做事情出现情况，我反应。 这就是人生，就是说他特别简洁，呃，就是说呀，他用这个谁都能听懂的话，几个词就打中你。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么有魅力，他这种教主性格也把苹果拖进危机嘛，对不对？嗯嗯。每次传出他健康有问题，苹果股价就要掉。现在还有哪一家大公司，全世界像苹果这样？比如说最近公布的品牌价值，现在是全球第一的，第一了，第一了。他的这个接班人问题会变得这么严重？ 你除了巴俊就是巴菲特的那家公司之外，没有哪一家公司是他那么看重谁来掌舵，因为他这个企业，他变得非常的不不像一家公司，他内部都像宗教，很多苹果员工都受不了苹果要离开，就是因为在里面他太独裁了啊，是吗？他非常独裁，他性格很独裁，他常常痛骂人，不民主的啊，很不民主，极端不民主，啊是。 所以很多人都受不了他需要离开，所以这种人呢，他能够把这家公司带上了这样的一个高峰。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走的时候，嗯，那怎么办？这个公司谁来接班？这个公司还能维系得下去吗？就是就试过呀，不就有一次把他赶出门嘛？一赶出门，苹果就要完蛋。然后他一回来就嗯，挽救你苹果。对。 啊，那就是典型的一个独裁哈，就是独裁，对，就是独裁。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他是昙花一现，但昙花一现的前提是它有这么大的冲击力，还不只是美国，中国呢？中国现在呢不得了啊，那很多人已经被苹果了，对，那那日本也是如此，那我们整个的东亚的什么的文化，那儒家乱七八糟的都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个人就是这种，就说是说什么，反正是男的很男性的，很强暴的这种方式，什么方式？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比如说你要用 iPhone。 为什么不要问？你要用 iPhone，就是，个。是啊，对，但我觉得这种你说很雄性的强暴力量，恰恰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苹果产品啊！我觉得它这几年之所以那么吸引人的，方，一种莫名其妙、理由上说不清的感性的吸引力。嗯，你比如说，你你真的要比较 iPhone、iPad， <coughs> 很严格的去看它的各种功能表现，嗯，其实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其他同类型产品要好。 嗯， <coughs> 但是它会有一种奇妙的感性吸引力，对，那是很直观的，就那个碰的感知吗？ 对日本摸它的感觉，摸它的感觉，不管是个那 iPhone 那手机的，包括那 iPad，因为日本人对触觉的特别感兴趣。我对触觉也感兴趣啊，我也感兴趣，但就知道摸的感觉嘛，就是哎，这为什么？你说的很对，嗯，全是在摸，对， <laughs> 一摸不一样，十八摸。你这还我双双枪将老太婆，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不同，我体验到了，嗯，都是摸，你知道吗？摸别的吧，嗯，跟摸这个这个 iPhone， <laughs> 我最近我天天晚上摸。 摸呀，我摸有点 <laughs> 这感觉，我摸一般的，有点这个就像隔绝硬的，你知道吗？摸别的，摸别的就是个一个，又像是一块硬玻璃，嘣嘣嘣，摸摸的有点不舒服，有点笨，你知道吗？但是就像摸男的， <laughs> 他这个苹果的就温香软玉哎，你这摸的嘛，摸的有点，哎呀，挺爽的。这是十八摸，上手瘾了，是吧？它很细腻，好像它有点。 柔是吧？好像好像，而且呢，它 <laughs> 好像还有弹性。 <laughs> 哎哎对，它好像有弹性，它能反弹你的指头肚那种感觉，压一压，起来一点，压一压，起来一点。哎呦，就是你知道吧，很猥亵。嗯，哎，这是乔布斯嘛？ <laughs> 乔布斯，乔布斯？乔布斯这样就是这个这个影响你的这个头脑的。哎哎哎！可是呢，反过来我又觉得很好奇啊，就加藤那么讨厌乔布斯，跟这个日本被苹果侵略。对。 但我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侵略世界的不是日本手机，不是日本电器？你你回想起来，呃，日本曾经雄霸对啊，索尼，嗯，雄霸全球的这种电子产品市场， <coughs> 对吧？曾经一个年代，日本第一的年代，一说到这种电子产品，你首先想到日本货，嗯，那美国货代表土。 德国货也有点落后，都喜欢日本货，尤其索尼。你回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索尼的地位啊，几乎就叫今天的苹果。那个年代也有很多人，他是只全家只买索尼产品。为什么？因为索尼产品的设计，讲设计的话，就只有他跟苹果有的拼。像今天就算用用这个呃电脑啊，讲个人电脑、手提电脑。 你要不就是用苹果产品，要不就是 PC 嘛，对不对？嗯。那 PC 里面唯一在设计上能跟苹果竞争的，就是索尼嘛。还有。对，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索尼最后撑不下去？最近索尼那个那个那个前总裁不是呃逝世了吗？对不对？那那那索尼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这个问题提到轴上了。我们广告之后要问问日本怎么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怎么了？日本沉默嘛？沉默，沉默。 <laughs> 你说的是 silence 这沉默，还是 thinking？thinking 沉沦了就往下沉沦往下淹了。其实更具体来说呢，肯定就是说整个的经济的大气候是有关系的。就说日本呢，原来是日本第一嘛，有人说日本第一，Japan number one。今天有人说中国第一，那当时人说日本那样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呢，它的肯定是在下滑。这个过程中呢，那整个的企业都不景气了，包括日元升值、出口没受影响。 但当时日本很努力，但后来呢，就是说整个日本原来是个全球市场家电市场的一个引导者，当然，后来变成了追随者了。对，没错。那这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后来美国，那美国后来信息革命嘛，美国后来就是金融革命、信息革命，来这样的引导整个全球经济。后来那苹果、包括微软这样出来之后，哎，日本已经晚了。还有一点，日本人的自以为是。日本人，我们日本我们是第一，丰田、索尼，我们就是全球第一。 日本神话嘛，日本神话。后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觉得，哎，你们就是不光这么努力，我们都你肯定跟不上我的，是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心态。后来我们真的自以为是，哎，被人超过了，一一瞬间变成一个追随者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致命，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的话，就都晓得，全世界任何手机到日本，都很难在那漫游，没法用嘛。对，你只能换日本制式的手机，嗯，或者在那要换卡要怎么样，因为它整个电信系统。 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对。然后日本的手机曾经在九零年代末的时候，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也做得很好，对。但是他没出口，对。因为他就觉得他内部市场就够了。连日本很多家电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日本你过去像 iPad 这种东西，这种设计上的讲究本来是日本人很擅长的，嗯，他就落后了。 然后到了今天，它一般的家电电视什么被被三星赶过了，嗯，对不对？现在全球市场占的最大的是韩国，对，才轮到日本，对，对不对？这整个过程的发生，我觉得很关键一点是日本开始太强调自己的东西，嗯，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要有自己的市场，我们自己就很厉害，我们自己就很大，嗯。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给今天中国很大的警示，嗯，就是。 我们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太强调我们自己那一套，嗯，我们自己很够大，我们怎么样？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想法。对，而且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公司的力量》啊，嗯，它在最后啊也是呃，感觉预示出一些信息，就是说到底哪种模式，比如说日本这种集体的力量啊，这种模仿的力量等等和。 他他似乎就觉得，最终还是西方讲个人自由，嗯，这个东西啊会有这种天外飞仙的这种创意，嗯，你看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苹果的这种生活方式，乃至于哈，它会出现在那种极其自由的想象力和头脑。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对对，这种他难以想象出这种特别特别。日本人的